电视机前观众的反应实在无法全数捕捉了。至于现场，已是死一般的一片沉寂。观众绝大多数都是盯着这场比赛的，于是他们看到的就是两个角色相遇，然后孙哲平的再睡一下，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，一直攻击，然后对手就死掉了。方达旭的骑士有用过什么技能吗？大家的意识都很模糊了，就算用过。 好像也没改变过什么，就这样被再睡一下的攻击全部给掩埋了。一分十七秒，这是单人赛第一场的最终用时。直至技术统计把这最终用时显示出来的时候，现场观众这才开始抱头癫狂。这起码是一场职业级的较量吧？玄七就算弱点也是职业队吧？ 方达旭就算没有其他战队看上，也是混了两年的职业选手吧？一分十七秒，还是骑士，就这样毫无抵抗力的败了？大多观众可都是想看星星出出来了，这一刻都忍无可忍的要送给玄奇一点嘘声。见过快的，但没见过这么快的，防高血厚的骑士一分十七秒就被别人干掉了。 你是拿错装备，穿着布甲上去的吗？徐生中，孙哲平早已经走下台了。比赛结果一出，他就立即起身回来了。这么快啊！叶修笑着朝他伸出了手。我想早点休息一下。孙哲平挥手和叶修击了一下，坐回了自己的位置，转头朝那边张义伟看了一眼，扬了扬脑袋说：“哎，局势哈。” 张义伟脸色各种阴沉，就见着他们队的选手方达旭一脸茫然地从比赛席里走出来，茫然地听着，忽然又加大了数个分贝的嘘声，茫然地走下场来。这脸的呆样让张义伟看得着实有气，真想上去踹他两脚。不过他心里更清楚，这个时候他可不能乱了分寸，不然对全队的士气都有影响。 当了两年教练的张义伟，在领导战队方面还是着实有一套的。心里虽然气个半死，但等方达旭下来后，却也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你太着急了。”啊！已经有点清醒的方达旭顿时又茫然了。自己有着急吗？结果没等他多说什么呢，张义伟已经接着道：“去休息一下吧。” 方达旭呆头呆脑的坐一边去了，他哪里知道，这就是张一伟领导战队的艺术了。明明是被对方全面压倒的一场比赛，在他口中说的好像是方达旭轻敌大意了似的。如此既没有长对方志气，同时也提醒了其他队员不可马虎大意。罗天，该你上场了。张一伟随即招呼第二个出场的选手上台。 口气平静，将自己心中的震惊掩饰得很好，因为他很清楚，星星这边排孙哲平第一个出阵，除了孙哲平需要多休息以外，同时就是希望他可以取得强势的一胜，以此为开局，提升己方士气，打击对手的斗志。张一伟派方达旭出阵，其实并不太指望他能拿分，但是发挥好骑士的防御能力，尽量拖长第一局比赛。 既消耗孙哲平的精力，又能错了对方这手气势汹汹的布阵，可谓一举两得。结果方达旭如此不给力，张一伟的战略目标一点都没实现，他只好用自己的平静来降低队伍首场惨败带来的影响。张一伟的举动果然让玄奇战队的选手们镇定了不少。不过接下来出场的罗天。 却也未见得有多从容。孙哲平如此强势的演出，绝不是张一伟随便一个态度、一句话就能抹平的。好好打。张一伟对罗天没有说太多，说的越多，越容易显得自己紧张。只需拿两分的比赛，过分的较真没准反倒会让选手产生恐慌心理。罗天点了点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 上场了。星星这边呢，张一伟转头一看，看到起来的是莫凡。哟，这位之前好像从来没过场吧？今天怎么也坐不住了吗？张一伟说着，却是想给莫凡心里加点负担。结果就见莫凡面无表情，连眼角都没扫他一眼，就这么一直走上台去了。 让张义伟严重怀疑自己刚才的说话声音是不是有点太低调了。 <laughs> 别介意啊，他就这样，平日连我都不搭理。叶修说道。 <laughs> 张一伟干笑着，哪里相信叶修所说呀？当时兴欣的其他人觉得叶修这样说，还都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莫凡何止是不愿意理他，简直就是各种仇视他吧。 双方第二站的选手随后都已经进入了比赛席，角色载入中。玄奇的罗天也是在玄奇征战了两年的主力，使用角色是元素法师。转播解说胡乱的介绍了几句罗天后，也懒得多说这种出局队中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了，倒是对莫凡的兴趣更大，滔滔不绝的说起了毁人不倦这个角色在神之领域中的事迹。 喂喂，不要失了立场啊！解说正砍得眉飞色舞呢，那边导播却是急吼吼的提醒了他一句。解说回过神来，连忙强加了一句：“当然，这种行为我们是不鼓励，还是希望玩家们都可以健康和谐的游戏。”好，比赛开始了，下面让我们关注比赛的进行。解说知道自己刚才神砍拾荒这事儿有点没节操。 见好就收，连忙开始关注比赛。经过上一场的失利，玄奇的选手谨慎了许多。莫凡比起罗天，在职业圈里更加没名气，但罗天丝毫也不敢怠慢，操纵角色一路上前的时候，小技能不断左右试探，防备近身。忍者这个职业，贴身肉搏能力也未见得有多突出，但隐秘行动。 摸进目标却是这职业的拿手好戏。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，忍者倒是挺克像元素法师这类怕近战的职业。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，元素法师这类职业的选手都会很重视这方面的防范。此时的罗天操纵元素法师步步小心向前，所做的操作各种标准、各种范例，但他始终未见毁人不倦的身影。 场外的观众此时就比他更清楚毁人不倦在哪里了。从一开始，莫凡就选择了一个迂回路线，不出所料的准备出其不意的偷袭到对方的身边。此时此刻，毁人不倦就已经暗中盯上罗天的元素法师，奈何罗天还未察觉。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以为毁人不倦马上就要找机会近了身。 结果毁人不倦，却只是耐心地跟随在元素法师的左右，似乎在等待着时机。大家只好跟随着继续看下去。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！转播解说已经三次大呼小叫“机会”了，结果莫凡却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无动于衷。转播解说不敢再喊了，这干打雷不下雨的。 他喊着也尴尬呀，可是嘴上不喊，心里总会默数，而且不是他在数，所有观众都在默默数着毁人不倦的机会。又没出手，还是没出手，操，这样都没出手啊！渐渐的，不耐烦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毁人不倦很好的跟踪着罗天的元素法师，弄得玄奇战队上下都紧张死了。 结果这家伙却一直不出手，好像一直这样跟下去，他就能直接取得胜利似的。玄奇的人从一开始紧张担心，渐渐的也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张一伟又是转过头来，皮笑肉不笑的道：“哼，我说，你们这位选手真是谨慎呐。”谨慎，这个形容一分钟之前转播解说也有用过。 但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再用这词儿了。这样的表现也纳入谨慎的范围的话，谨慎的压力会很大的。哼，他有足够的耐心。叶修笑道：“是吗？那他到底能跟多久啊？你能和我说什么？你只要不说，我心里还真没底儿。”张一伟说：“放心吧，他该出手的时候自然会出手，你就别多想了。” 踏踏实实的准备一下，二连败以后对队员们说些什么吧。叶修说着，这种没必要的事我是不会做的。张一伟说着，转回头去不再理会叶修了。赛场上，毁人不倦的跟踪还在继续。罗天的元素法师一路小心走来，这时终于都已经转到了毁人不倦出场时的刷新地。 结果依然未见目标。罗天顿时彷徨了，不知该何去何从了。无奈的转了身，换了条路线，又那样小心翼翼的走了起来。现场观众都已经全疯了。之前一场是干脆到了极致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对方给斩灭。虽然结果让他们不爽，但至少也给了一个痛快。结果到了第二场。 和第一场形成了极其强大的反差。上一场一分十七秒的干脆，现在变成了没完没了的墨迹。比赛开始已经有三分多钟了，职业级的对决这个时候也够决出个胜负了。结果眼前这场比赛却是现在双方连一次交手都没有。罗天的元素法师已经是在无目的的乱转了。 结果他要找的目标毁人不倦，一直不离不弃的跟在他左右，他却丝毫不知。现场再度嘘声四起，纷纷起哄让莫凡下去，但莫凡丝毫未做理会，继续这样跟着罗天。耐心哈，张一伟再度转过来，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：“是的，耐心。”叶修明确点头。 就这样没完没了的耐下去啊？当然不是，难道你没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失去耐心了？叶修指了指四下嘘声起哄的观众，没有耐心的只好输掉。叶修说完，张义伟心下突然就是一惊。再看比赛场上，罗天此时果然也已经没了耐心，操作变得越来越敷衍，机会。 到了。